第一百零一集，在他一无所觉的时候，林可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他的英语也已经变得很流利，他变得比三年前稳重，可能不会再想起从前他们共同留下的那些记忆。他也有了新手表，可能已经很久不再戴自己送的旧手表。他或许也给别人画过很多幅画，或许也给别人送过袖扣。 或许也和别人去看过海和雪。收敛那些发散的糟糕思维，牛虫面色沉沉的从桌前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林和熙冷不丁的伸手拉住了他。没有看到对方的脸色，也猜测不出对方内心所想。他无法得知游虫为什么会突然起身，或许是因为有事，或许是不愿意再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。 他只知道，错过前几次以后，自己酝酿许久的话再不问出口，至少在今天晚上，大概就再也无法问出口了。握在油虫手臂上的那只手没有松开，林和熙抬起头来看他。我听方清宁说，你要结婚了。酒吧虽然吵闹又嘈杂。 林和熙的那句话还是准确无误的穿透所有杂音，落入他耳中。尤虫顿在原地，一垂眸望向他。对上他的视线，林和熙继续问：“你什么时候结婚？”尤虫眼眸紧紧的锁在他脸上，没有挣脱他的手，也没有立即答话。下一秒，身后陡然响起周轩熟悉的声音：“尤虫要结婚了。” 他慢悠悠的迈步上前，满脸戏谑的望向油虫。“哎，你要结婚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”林和熙怔住了，他想过无数种油虫结婚这件事的可能性，唯独没有想过消息会是假的。结婚的事情被周轩揭穿，油虫也面不改色的承认下来：“我也想结婚，那也要先有结婚对象才行。” 林和熙道：“你的未婚妻呢？你知道他有未婚妻？”周轩脸上的表情变得玩味起来，避开对方投来的探究目光。林和熙开口：“从方清宁那里知道的。”周轩轻轻哼笑一声：“婚约早在一年前就解除了。”林和熙下意识的侧眸看向尤崇。 还在犹豫要不要开口问订婚的具体情况，时间却没有再给他机会。尤崇和周轩约的朋友已经到了，周轩挂掉电话，转头去酒吧门口接那位朋友。猜测来的不是什么喝酒玩乐的普通朋友，尤崇他们多半是有什么正事要谈，而且算起时间来，他离开上厕所的时间也有些长了。 林和熙虽然仍是有话想说，却还是先走了。他回到吧台边坐下，赵明留伏在吧台边和调酒师说话，听闻动静回过头来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嗯，怎么去这么久啊？”林和熙有些心不在焉：“啊，洗手间人有点多。”赵明流也没有多想，又转过头去和调酒师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林和熙单手撑在脸侧，抬眸望向赵明流和调酒师，壮似在听他们说的那些话，实则心里想的却是当年他在网络上搜到的那些订婚新闻。有些是描述订婚现场的新闻，有些却是八卦消息。照片中大部分为订婚现场的画面，还有小半部分是尤虫和庄一夏私下里的见面照。 其中，他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八卦记者潜入室内的高级住宅区，拍到了尤崇深夜带庄一夏回家，以及隔天清晨两人共同离开小区的照片，并且笔者在新闻里写的明明白白，记者在小区楼下守了整整一夜，庄一夏没有中途从住宅楼里离开过，所以他曾经对尤崇订婚这件事深信不疑。 只是现在，周轩却说，尤崇和庄一夏的婚约早已在一年前解除，而他悄无声息的回国那天，目睹尤崇和庄一夏乘坐同一辆车，也仅仅是一年以前的事情。这样算起来，尤崇和庄一夏的婚约大概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时间。如今的他，也已不再是当时那样彷徨的心境。 又有周轩说的话让他安定下心来。此时在循着记忆中那些蛛丝马迹回溯当年，隐约察觉到尤崇那时的做法也是有迹可循。真要说起来，那个时候他和尤崇还在热恋期，尤月腾强迫他和尤崇分手，只会更加把自己推向尤崇的对立面。而真正和尤崇站在同一条线上的，也只有他自己。退一万步。 即便尤虫在他出国的那两年里联系上他，又能怎样？只要尤月腾还坐在掌权人的位置上，尤虫和他取得联系，尤月腾仍旧有办法再将他们分开。显然，为了短时间内的冲动而牺牲掉更加长远的未来，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。或许从前的自己不明白，现在的自己在权衡利弊下却看得清清楚楚。 用短短两年的分开，换取以后的二十年，甚至是三十年，都是一桩只赚不赔的生意。或许尤崇只是想折服，或许尤崇和庄一夏之间几个月的婚约，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，或许对方只是需要一个名义上的未婚妻来骗取尤月腾的信任。订婚的具体情况也不需要再去问了，尤崇没有错。 不信任尤虫的人是他自己才对。浓浓的失望情绪涌上心头，林和熙垂下眼眸，任由自己的脸隐没在阴影里。他对从前的那个自己失望不已。察觉到林和熙的过分安静，赵明流又回过头来推他：“怎么，觉得坐在这儿没意思？要不要跟我去跳个舞？”伏在吧台上的人沉默片刻。 偏过脸来问他：“还有酒吗？”赵明流微微一愣，下意识的答：“有。”林和熙开始坐在吧台边给自己灌酒，一半原因是因为他的确心情不好，另一半原因却是因为除了喝到酩酊大醉，短时间内他也找不到能够刻意接近油虫的方法，他赌。 游虫在结束那些事情以后，还会再返回来找他。调酒师立在吧台后调侃他：“喝这么多，不会是失恋了吧？”赵明流闻言，语气纳闷：“哎，去厕所之前还好好的，上个厕所的功夫也能失恋？”那边话未落音，这边身为当事人的林和熙就毫无间隙的接话：“是啊。” 失恋了。赵明流听得瞠目结舌，啊，那是什么背景和来路？你对他一见钟情？不是一见钟情。林可欣握着酒杯摇了摇头，缓缓吐出三个字来：“是，是回头草。”调酒师意味深长的开口：“你想和前男友复合啊？”垂头盯着酒杯的杯沿看了两秒。 林和熙情绪难测的掀起眼眸来，像是在问调酒师，又像是在轻声自言自语：“还有机会吗？”调酒师还真就认真思考起来，这就不好说了，还得看那位回头草先生的态度。赵明流忍不住凑进来，眯着眼睛问：“他什么态度？”啊林和熙的嘴唇动了动，露出不确定的表情来。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作祟，他看上去似乎有些思绪凝滞，片刻之后才摇了摇头，如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调酒师一针见血：“你其实知道，就是不愿意说。”林和熙微微歪着头，伸手轻轻摇动酒杯里的液体，脑海中慢速播放回国这几天来和游虫相遇的那些情景与对话。